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零九集。尸体摔在草丛上，发出闷闷的声音。另一个魔族听到声音，问：“小弟，你又在做什么？”他连唤了好几声，都不见弟弟回答。 魔族心中警惕，握着刀慢慢走近。走到近前时，他猛地用刀劈开草丛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后面并没有敌人，反而是他的弟弟靠坐在树干上，背对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魔族松了口气，笑骂道：“ <laughs> 你又在这里偷懒啊！快起来，一会儿大哥要来催了啊！” 然而，无论他怎么说，弟弟坐在树边一动不动。魔族感到奇怪，他大步走近，用力掰过弟弟的肩膀：“ <tsk> 我和你说话呢。”这样一转身，他才发现，弟弟眼睛圆瞪，完全不是正常模样。魔族心中警铃大作，立刻想要起身，然而已经太晚了，一根针从他弟弟的发丝中急射而出。 这么近的距离，他完全来不及反应。寒冰针刺入他的眼睛，就算魔族炼体，眼睛也依然是最脆弱的地方。寒冰针轻而易举地通过眼睛进入大脑，随后在脑髓中旋转了一圈，完全破坏对方的脑髓。大脑一旦被重创，便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。一瞬间的功夫，第二个魔族也死了。 但是这次，洛寒再想如法炮制方才的套路就不行了。魔族被刺入眼睛时发出一声惨叫，他们大哥听到声音，立刻挥刀朝这边草丛劈来。洛寒的藏身之地也因此被暴露。大哥看到草丛后的尸体，发出一阵痛呼。这两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势，衣服上也没有血迹，看起来和活着时一般无二。但是大哥知道。 他的两个弟弟都已经遭遇毒手了，大哥悲愤成恨，恶狠狠朝洛寒冲来。他的攻击路数又凶又野，没有招式，但是杀伤力极大。洛寒本来就是远攻型选手，遇到这种野路子，被克制的十分严重。洛寒且战且退，他正绞尽脑汁想还有什么攻击法器，后方突然飞来一道剑光。 从背部贯穿魔族身体，一击毙命。洛寒惊讶地抬头，发现林青霄撑着剑站在不远处。使出这一招后，他仿佛灵力耗尽，脱力摔倒。洛寒慌忙飞奔过去，赶紧扶住林青霄胳膊：“你怎么样了？别说话，我给你喂药。”洛寒立马就要拿出菩提精华，林青霄突然脸色一变，按住他的手掌。 林青霄手心的冰意都把洛寒吓了一跳，他正要问怎么了，四周突然传来许多拉弓上箭的声音，“不许动，不许动！”洛寒僵住，不敢再动。林青霄也含着脸环视四周，手指默默握紧了剑。树林间、草丛后一下子跳出来许多人，他们的打扮同样非常奇怪。最外面的人一直拿弓箭指着他们。 洛寒正警惕着，对面人群中突然分出一条路，一个首领模样的女子走上来，看到洛寒和林清霄两人，惊讶地问：“啊，仙族？”洛寒怔了一下：“为什么要这样问？”首领没等到两人回话，他看到林清霄剑上残余的灵气，自己就已经提取了答案：“是仙族，放下剑，都是自己人。” 首领的话说完，周围人竟然全部放下弓箭。明明刚才他们才兵戎相对，但是一转眼，这些人丝毫芥蒂都没有，熟忍地凑上来问：“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们是哪一族的？”洛寒和林清霄对视一眼，都感觉到事情恐怕有些出格了。洛寒带着警惕说：“我们只是路过，不知为何走到这里，一进来就被人攻击。” 我没办法，只能先下手为强。一个被晒成古铜色的少年大咧咧挥手：“没事儿，你不用害怕。见到魔族就要大胆下手，反正不是他们杀我们，就是我们杀他们。等你有经验了，还能杀敌换功勋呢。”洛寒扶着林青霄缓慢站起来，这样大的动作又牵动了林青霄伤口，林青霄忍不住偏头咳嗽。首领看到，皱眉说。 你怎么被魔族伤成这样？你们是哪家的孩子？你们家大人是怎么看护的？林青霄拭去唇边的血迹，他没有回答，而是问：“ <sniffs> 敢问这是何处？”古铜色皮肤的少年觉得林青霄这个问题奇怪，但还是热情回道：“嗯，相石。”林青霄惊讶地睁了下眼：“相石大战。” 说话的少年挠挠头说：“呃，我们这里倒确实在打仗，但不算前线，说不上大。不过，相石大战这个名字听起来气派。”洛寒仙魔使修的不好，他对这个名字毫无印象。洛寒悄悄问林清霄相石大战是在哪？”他刚问完，身边忽然发出一阵欢呼，洛寒讶然抬头，看到。 天上飞过一个身影，隔得远，看不清对方面容，但是，他身后的蛇尾十分瞩目，想忽视都忽视不了。人身蛇尾，翻开任何一族的史书，能够被这样记载的，唯有一人——创世神女娲。洛寒已经惊讶得合不拢嘴，林清霄也看着天边，低声回答他刚才的问题。 相识，古籍记载，这是位于南海的一个古战场，然具体位置已不可考。相石战场神迹未绝，仙魔双方见之则杀，这是哪里？已经显而易见。林青霄无声叹了口气，这里是中古战场。林青霄话里每个字洛涵都懂，但是组合在一起，他就听不太懂了。 女娲从天上飞过后，这些仙族如打了鸡血般兴奋，一个个追着往外跑。洛寒和林青霄两个伤员坠在最后，洛寒趁着身边没人，低声问：“中古战场不是在中古吗？”“是啊。”洛寒觉得他的问题十分弱智，可这真的是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洛寒一时间想不到该如何表述自己的意思，只能换了个问法：“我们。” 不是在南海淮阴岛吗？没错，林清霄叹气，沧海桑田，后世的南海在此时尚是一片原野。林清霄说完，很认真的补充：“你差的课有点多。”这是重点吗？洛晗隐隐崩溃，所以我们来到了过去，而且是历史上公认最动荡、最黑暗的中古时代。林青霄点头，轻声说。 看先状是这样的。洛寒心态彻底崩了，他以为他只是被雷劫劈的换了个地方，哪里想到连时空都换了。接下来一路，洛寒都十分沉默。他想到临走时被他送到扶桑岛的吞元兽，出门前和他约好一起去云州游历的叶子南，剧情尚未解决的林重玉、云梦涵三角恋组，以及今天早上出门时他放在桌子上没来得及合上的书。 不久前，他们还在一起说话，难道一转眼他就成了他们的祖宗？日后祖祠再见了。林青霄见洛寒太低沉了，他压住喉口的咳意，哑着声音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啊，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老祖宗承不起我。洛寒十分悲愤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桌子上有盘昙花糕，我想着回来吃也不迟。 就留了两块，我当时应该吃掉的。林青霄大概没料到是这种话，他缓了缓，都拿不准要如何安慰。没关系，以后还会有的。林青霄想了想，竟当真给洛寒论证起吃到昙花糕的可能性。昙花糕主料月坛子诺，月昙花出现时间在中古、远古之交，最先出现地点为瓜州边界，虽然距离相是有些远。 但是中古末期，有过好几次区域停战，只要路线规划好，未尝不能拿到。子诺是禁古才选育出来的，现在找子诺有些难，可是用白色灵诺代替亦可。洛寒听了一会儿，轻轻啧了一声。洛寒认真的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事。”洛寒摇头。“有些人单身真的各凭本事。”“你还有伤，别说话了。” 很快，他们走出树林，不远处青山如黛，道道炊烟从山脚升起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洛晗一时竟分不清这是仙界还是凡间。村落中的人发现他们回来，隔着老远冲他们喊话，队伍中的人也纷纷挥手示意：“阿娘，阿爹，我回来了！”“阿娘，我回来了！”中古时代全民皆战，战场上厮杀的战士。 同时，还是父母、子女、夫妻、兄妹。队伍中好些人年纪并不大，他们刚刚长大，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，就要上阵杀敌了。离村口越来越近，队伍中的年轻人按捺不住，挥舞着手朝家人冲去。队伍中有人嗔怪，有人笑。首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此刻已经到了午饭时分，首领在村口让众人解散。 转身看到洛寒和林清霄两人，不由皱眉。他受伤很重，不能再耽搁了，需要马上治疗。你们俩记得来时的路吗？或者你们部落叫什么名字？我让人送你们回去。洛涵很久没听到“部落”这样原始的字眼了，他再一次意识到，他们现在在中古一个混乱动荡、人口锐减，但是又绚烂璀璨、人才辈出的时代。 洛寒和林青霄哪里有部落呀？洛寒赶紧摆出一副悲惨模样，可怜兮兮的说：“我们没有家了，我们的家在战乱中被毁，如今只剩我们两人。我和哥哥一路流亡至此，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